喜欢吗？我喜欢海。我也喜欢。你也喜欢。我喜欢海，是因为，因为我觉得只有海，才可以洗干净我肮脏的身体。重想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为什么你总是不明白？你是最好的，在我心里，没有人比得上你。欧阳，你爱我吗？爱，我爱你。 有多爱，爱多久？很爱很爱，一辈子。一辈子。一年就够了。人一生的幸福有一个总数，透支幸福是要还的。别胡思乱想，让我来施展魔法，把你满脑子的悲观想法消除掉。嗯。进来。 欧阳鼠先生回来了，叔叔回来了，看来我要去迎接一下。仲夏，好好看着夕阳，我想你为我拍一张太阳落进海面的照片。玉林，你待在这里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搅。是。 你把那个重响放在身边了？是的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如果叔叔指的是他的身世，我知道。你不能和他在一起，混账！你知道同心的兄弟怎么说吗？这种错误、愚蠢的决定只会影响你的声望。我看还不至于。 有人为了这点小事造反吧？他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他不是，他是一个下贱的男妓。可我爱他，你疯了！他身上流着背叛者的血，靠出卖皮肉活下去。你竟然爱上这样的人？你知道他一天接多少客吗？你知道他上过多少人的床吗？哼，他没资格上床，男人玩的，一般是在俱乐部的沙发上。 或者车上，要不然就是在洗手间里。够了，叔叔，请不要在我的地方侮辱我的爱人。我要你立刻把这个贱种赶出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要在我的地方侮辱我的爱人。好了，叔叔也累了，早点休息。 我们明天再好好谈吧。不用费心，我不和仇人住一间房子。仲夏。 我很抱歉，你不用抱歉，因为他说的没有一句是错的。我想了这么久，居然一句可以反驳的都找不出来。仲夏，仲夏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喜欢你这样抱着我，紧紧的，像要窒息一样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害怕，你的爱让我害怕。 不要怕，我爱你，我的爱不会伤害你，请你不要害怕。我曾经用麻木对抗所有的不幸，再痛苦的事情都无法伤害我。可是，可是你来了，带给我希望和光明，这只让我了解到惊慌失措、害怕失去的滋味。越珍贵的东西，失去的时候就越痛苦。 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幸福。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只是受不了跟我在一起的压力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你会不会慢慢讨厌我？讨厌？我爱你、疼你还来不及。我一点也不好，又任性又小气，多疑猜忌，性格阴晴不定，你一定觉得我很麻烦。我还不知道。 你有这么多缺点，看来我们还要加强了解。 <laughs> 春宵苦短，我们还有多少个春宵？ 可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好啊，要我陪你吗？我想一个人去，我还没有试过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逛街呢。没问题，你随时可以出去散心，不过自己要小心。帮我把这些包起来。 感谢惠顾，啊，一共是七百五十六元，谢谢。等一等，仲祥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现在去换班，我请你喝东西吧。没想到。 我也有你那样的运气，可以遇到遇到。你离开凡间了。是啊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就遇到他了。他说：“我们以后在一起吧。”然后我就去当了那个专卖店的收银员。很幸福呀。嗯，很幸福。从来不知道我还可以有这么幸福的日子，不可能比现在更好了。 以前在凡间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完了。嗯，这一切都要感谢你，我真的真的很感激你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简直莫名其妙，我根本没有和你说过几句话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就不信有人会爱上我，真正的爱我。可是自从有了你的例子，看着老板这么爱你，我就想，也许有一天。 可能有人也会这么爱上我，所以一遇上他，我就跟他走了，一点也不迟疑。 <laughs>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果断过，真的真的，很感激你。怎么样，他煮的咖啡很好喝吧？你们可以在一起多久？等他尝够了新鲜，也许就会开始嫌弃你的过去，甜蜜是会越来越淡的。 历史却是不可湮灭。仲祥，你过得好吗？我想，欧阳科一定对你很好吧？是的，他对我很好。如果忽略我们父辈的恩怨，忽略同心的人对我的生吞活剥的意图，我们都会幸福的，一直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想的真美。 真是阴暗。可是，他在等我。仲祥，这是属于我的，是我的幸福。玩了一天，有没有给我买礼物？仲祥，带我回家吧，可。好。有事。 红心和有迪的事情，请大少爷过去谈一谈。有迪的当家下了帖子，请大少爷今晚七点到龙和楼，大家把该说的事情都说清楚。哼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好了。这是他的原话，我照实传达。好，我去，我也要去。杜飞能带我去品尝他爱人煮的咖啡，我为什么不可以陪你到处走？ 我不要离开你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 杨大哥的口味真独特。这害我童心丢脸的妖精。那边的树丛，枪！大少爷。他要杀欧阳科。他要杀欧阳科。欧阳科死了，欧阳科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仲夏。欧阳科，欧阳科。仲夏，我去带他回来。 不用怕，已经过去了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不应该带你到这么危险的场合，吓坏了吧？仲祥，你一定是吓坏了。下次出门，我一定把你随时搂在怀里。可欧阳克，你有什么解释？哼，罗鹏，时间地点是你定的，我们还在门口就被人埋伏，你有什么解释？你的意思是？ 我找人暗算你们，如果是我的人，绝对不会失手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很多子弹是冲我来的，第一颗子弹可是冲着我们大少爷来的。不用解释，事情总会查清楚。这里动了枪，警察很快就到，过后再谈吧。欧阳克身边那个人是谁？ 欧阳科身边的心腹大将，他旁边的那个男孩，八成是暖床的。少当家，瞧瞧他那个媚样。叫什么名字？是他们那个淫窝凡间的头牌，叫仲夏。哼。 <laughs> 可如果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傻仲夏。 傻问题？我早就知道，把自己全部托付给另一个人是不行的。凡间上演过太多的别离，开始的激情如烟花般绚烂，不久就淡如浮云。你的温柔多情也终有散去的一天。我不应该把自己就这么寄望在你身上。我，我想做回以前的仲夏。 不是现在这个没有欧阳科就什么也不是的可怜虫，与其等着什么时候被你抛弃，不如让我自己先动手。那天你出去没有约什么朋友见面吗？没有。我知道你会派人跟踪我，这叫当面撒谎，是在凡间俱乐部的众侠每天都做的事情。谎言、性爱、交易，不断的背叛再背叛。 才是真正的中相，你知道吗，欧阳克？每当我望见你温柔的笑容，我就忍不住想，你以后讨厌我、憎恨我、唾弃我，把我从你身边的赶走的样子，这样的煎熬让我无法忍受。 徐凌，你跟了欧阳科这么久，能不能告诉我，欧阳科到底爱不爱我？这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？我，我答不出来，我不敢断定。你爱大少爷吗？我，欧阳科给我吃，给我穿，给我钱花，陪我说话，不让别人欺负我，这样的人，有谁不爱？ 爱不是这样的，是肯为对方付出。像大少爷这样肯为了你顶着整个童心的怨言。对了，那天晚上你扑上去给欧阳克挡子弹，我想不到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？什么也没想，反射行为。我也有反射行为，我捂住了眼睛。其实我不爱欧阳克。 如果我爱他，我应该反射性的扑在他身上，比任何人都快的扑在他身上。电影、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安排的吗？失去欧阳科，也许只是失去了这间房、这张床、这盖得很舒服的被子，还有精致的食物。那我何必惊慌？何必天天想着悲惨的将来？也许被欧阳科抛弃之后，我只会醉上三天。 然后就当做了一场梦。仲想，像你这么心思漂浮不定、自卑多疑的人，只会让爱上你的人痛苦。这样的你不值得被大少爷所爱。你在自寻烦恼，总有一天他会受不了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不会再多看你一眼。 科，我出去一下。要我陪你吗？我好像很少陪你逛街。科，我要给你一份礼物，等我。钟晓，是你？是我，宝石公子。好久不见啊，凡间似乎再也不是你的落脚地。我从来没有落脚地。对了，我有一件事。 也许你可以帮忙。今天怎么会有空约我出来喝咖啡啊？只是想看看幸福的样子。幸福的样子？就是像你现在的样子。仲祥，你笑起来好漂亮，你真心的笑容真是谁也比不上的好看。我今天做了一件事，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 我为他准备了一件礼物，可是我不想用他的钱，我想自己买，所以，我只好换。用你自己换吗？不用这样看我，我是猜的。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曾经想做过，用最习惯的方式去得到什么东西。可是，这样的礼物放在情人身上，总是一看见。 就会心虚，是吗？仲祥，你想毁了自己是吗？这样是不对的。世界上不对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仲祥，你不相信幸福？对，我不相信。你要怎么办？他现在还跟别人有染。 只是接吻而已。他天生淫荡，你不能让他继续留在这儿。我给他一次机会。小欧阳，他会让你伤心，会毁了你。他不会，我爱他，你爱他，他就爱你。你父亲死的时候，最伤心的就是背叛他的人，居然是徐强天。小欧阳，他不值得你爱。他值。 玉林，我还能坚持多久？我还能爱多久？仲夏，我爱他，可是他的心，我怎么才能确定？他只是害怕，这不能怪他。他在尽力毁掉自己。你看这些照片，他要把我们的爱情毁掉。少爷。 没有你的爱，仲想必死无疑。不错，我是仲想唯一的依靠，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仲想。我爱他，我相信他，我爱。 东西了，我少爷， <laughs> 我的礼物呢？不见了呢。可送你三个字：我爱。你。跟我来。 我爱你，仲夏。我也爱你，我永远不会伤害你。我相信你，我爱。你。可，这句话你是对我说，还是对你自己说？仲夏，为什么你总是怀疑？我爱仲夏，我爱仲夏。 我永远不会伤害仲夏，欧阳科爱仲夏，我爱仲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为，为了一切的一切。如果你不是爱上我，我爱你，我相信你也爱我，我相信我们彼此深爱。对不起。 不要再说对不起了，仲夏，请你坚强起来，请你永远不要让我失望。我爱仲夏，我爱仲夏。你疯了？是啊，我为你疯了。 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弄好了，怎么过来拿？李先生，不是宝石公子了吗？我把东西给你带过来了，收下吧，我费了很大力气呢。我没有钱给你。不用钱，这是我为你做的。为什么？仲晓，因为你值得。值得什么？仲晓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 仲夏，下次再有人这般亲你，你就挥拳头。你已经有爱的人了，不是吗？那个，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吧。我已经有爱的人了，不是吗？ 怎么了？去哪里了？出去了。出去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。仲夏，解释一下，跟我说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相信你。你说什么，我都只相信你。没想到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刚发生的事立即可以图文并茂奉上。我说什么你都信了。 如果你相信我，又何必要我解释？你心里比我还要害怕，你怕我背叛你。说到底，我依然是徐长天的儿子。不要找借口！我问你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怎么可以让我失望？我这么爱你，欧阳科，你也撑不住了吗？你，这是什么？到底在哪里？ 红色的盒子草地上应该很显眼，怎么会不见？难道难道欧阳克把它扔到海里去了？为什么要去找？仲夏，你为什么不看着我？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？告诉我，这一切只是个误会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哥，我找到了，哥。 哥，你不想知道这盒子里是什么吗？是琥珀，人造的琥珀，在琥珀里面有一朵野菊花，你送给我的那一朵。他不会再回来了吧？毁灭幸福，痛快的结束。 不正是我一直期待的？是他， <sighs> 仲夏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支持，没有勇气再支持，难道叔叔说的是真的？你只会给我带来不幸。 我不相信，可惜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，是不是无论谁把你带出凡间，都能这么过下去？仲夏，仲夏，仲夏，仲夏，我爱你，我知道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爱你，可爱情从来不是一切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他的儿子。你终于问了这句话，还是到了这一天？这个我问了自己无数遍的问题，你终于问出口。我们一起去吧。 一起去见我们的父母吧。可，你不值得。后来，他每天回来吃饭，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我们依然激烈的做爱，但是他的眼睛不再深深注视我。虽然，他已无法承受我们之间的感情。 他尽量保持着美好的表象，不让别人有机会对我出手。他逃避我，又保护我。这般的相处，他还能坚持多久？我还能坚持多久？ 黄色封面的童话书。决定了吗？明天下午两点，聚辉码头。安全吗？没问题，已经和那边联系好了。或是小问题，我不想出什么漏子，把那边的关系搞砸。小柯，最近有敌，意，很不对劲。 我们要小心一点。我知道，明天的事情不许泄露。大家分头做事吧。 <sighs> 谁？叔叔，我没有听见声音。小柯，你明明……我们出去吧。又是那个害人精！我要求更换交易的时间地点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我认为很有必要。时间不多了，分头行事。 你会后悔的，哼！仲夏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可，我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？明天下午两点，橘辉码头。听到又如何？难道你会出卖我？可，你嘴上对我很有信心。 其实心里害怕的发抖，仲夏，不要这么努力破坏我对你的爱，不要再试探我到底有多爱你。欧阳克，你不肯改变交易的地点时间，是我试探你，还是你在试探我？何必试探？我身上流着背叛者的血，干脆给我一个背叛的机会，然后领证严正的把我除掉。 那你就背叛吧，让我死在交易里，你就满意了。我会的，我会的，就让这个机会让你杀了我也干脆。我一定会的，你等着瞧吧。喂，钟享，是我啊。有世，嗯，你说什么礼物最好呢？ 太便宜的，我想不够庄重；太贵的，我又觉得心意是不可以用价钱来衡量的。可是我真的很想，他生日吧？嗯，是啊，是啊。什么时候？十二月二十二。杜飞，还有差不多两个月呀。不行，一定要先想好送什么。钟祥，你出来吧，我们一起上街去看看。我，我在咖啡馆里等你。 你快点来！喂喂，杜飞，你总往小巷里钻，是买不到东西的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小巷子里偏僻的小店，可能藏着不贵，但是非常稀少的好东西哦。我可不想买一个街上随处可见的礼物给他。那你干脆亲手做一件礼物给他算了。哎，对啊，这样说倒是也可以。 那做什么好呢？做个鞋柜，织件毛衣。你会织毛衣？杜飞，哎，怎么了？我们走这边吧。徐先生吗？有人想见你。见我没问题，不过我的朋友还有事，请让他先离开。对不起，大哥吩咐了。徐先生身边的人要一起请过去。 哦，是你。哼哼哼，还记得我吗，小美人？长话短说，请你来，只想知道一个消息。同心今天的交易是什么时候，在哪进行？好老土的招数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你也许不知道，听说你父亲是个叛徒。我想欧阳科没那么笨。于是，我总要试一试才甘心，把那个人带过来。 钟祥，你觉得我会为了他告诉你一切？也许你会，我数到三，你不说我就开枪。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。说出来，我们也没有活路。当年站在敌人面前的父亲，看见枪口抵在母亲额头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 和母亲一起死的时候，父亲有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？如果今天的我和他会不会不一样？一，杜飞，个男孩在咖啡馆等他。二，让我死在交易里，你就满意了。杜飞，我很抱歉。三，是你自己选的，不能怪我。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一定会。嘿，十二月二十二号，不能帮那个人庆生了。很冷静啊，不愧是欧阳科看上的人。他的情人还在等待着。欧阳科，你又在哪里？我们不会幸福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不会幸福。胡说八道！不过，你的身体还真不错。 啊， <laughs> 这种痛，在很小的时候就尝过了，那时候还会问什么，还会幻想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未来。仲夏，仲夏，你真是棒极了。 <laughs> 这样的蹂躏，这样的比打在脸上的耳光还难堪的赞美，被欧阳科拥在怀里呵护，被欧阳科搂着抵挡众人的视线，被欧阳科像对待珍宝一样亲吻。 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吗？真的应该发生吧。老大，你的电话，没看见我正办事呢吗？可是，喂，我是罗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美人，你不说，自然有人肯说。 <laughs> 算我今天善心大发，先放过你。告诉欧阳科，他的小情人被我喂饱了。哼，小美人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会想你的。欧阳科不要你，就来找我吧。 就身在凡间。欧阳科，他在这里。你到哪里去了？他没有表情，眼睛黑得发亮。 却不再有温柔怜惜，连憎恨和厌恶也不愿给我了吗？那批重要的货被劫了。果然是你，没有人性的东西！亏我们少爷这样对你。叛徒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竟然敢把机密出卖给敌人，就要接受童心的审判。把他绑起来，明天。叔叔，把他交给我吧。 可是，我说了，交给我。哼，反正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也不能再护他。你跟我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至少应该先问一下有没有。 是不是我做的？我记得你说过永远不会伤害我，我不伤害你，所以你自己跳下去。哈哈哈！我爱仲祥，我永远不会伤害仲祥。是谁？那个人是谁？ 那个不久之前还在这里高喊着爱的人是谁？仲祥，你终究还是为我流泪，对不起。